锵锵三人行，马博士和徐老师啊，哎，徐老师穿这个让人喜欢，哎，我觉得是你的气质， <laughs> 真的，很好。因为上午开会，所以这个他说这个大学教授啊都很。 会看校长的那个眼色啊，开什么会、什么场合？一般不是看眼色，是看呃，不是看眼色，是看颜色。颜色，就是你看呃，主要的负责人穿什么衣服？ <laughs> 香港还好吧？我觉得也都有，还是有。就是说，你看英国来的老师就比较喜欢戴领带。 啊，他们觉得这个出开会对学生这个是尊敬，嗯，那我们也没办法，只能陪着打领带。我是我是没注意说穿衣服的言言色什么哈，我倒是注意到开会看领导讲什么语言。假如我们是香港的啊，然后领导也是广东人、香港人，他大家就要讲广东话哈。就算你不会懂广东话，一般也要陪着讲哈。然后领导是内地来的学者啊，讲普通话。然后老领导是老外。 就算你不懂英文，都要 yes no yes no 这样，哎，要讲英文。 <laughs> 我希望你把这一套用在主持身上。 <laughs> 主持人怎么说？ <laughs> 你看这怎么说？哎，我就说啊，今天呃，本来我们是要讲这个姚明啊，也是要讲姚明啊，但是呢，就是我有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录一集啊，跟这个男女关系有关，我突然想请你们两位这个学者吧，我解释一下。我很想了很长时间，就是说啊，呃，人类当中有一种现象啊。 为什么？哎，一说到性的丑闻，全场啊都会浮现出会心的微笑。你比如说，你们没有那个场合，我过去在大陆有这个场合。比如说传达全全全体呃呃成员都来了，传达我们某一个干部贪官吧出事了，进去了，在传达。嗯，比如说他贪污了，他腐败了或什么，哎，大家都很严肃。一说到情妇，或者说生活糜烂。 哎，这个外国也一样。我怎么发现就是全全人类啊，只要你一讲到这个性，好像听者呀都是会浮现出一丝笑意。这个现象是为什么？不呃，在在香港，在海外正式的场合一般不会。 像这样的微笑会出现在八卦杂志，由八卦杂志、有时候会舆论转达。真的开会的时候，谁笑出来谁就惨了啊！但是我 <laughs> 我挺理解那个情况。嗯嗯，我觉得说浅一点就是说，哎呀，抓到他，还好我没被抓到。 <laughs> <laughs> 说深一点，说深一点呢，就是说笑就是有个共谋关系，就是说我们，你知道，凡。 一朋，我们几个人要能够变成好朋友，就一定是讲另外一个人的坏话，最好是讲他的跟色情有关的话，我们就变成朋友。所以大家的微笑，就这是一个集团意识，就是一瞬间我们沟通了，我们理解了这些事情我是，我就觉得有有，其实心理学家是有一个说法哈，研究笑话的心理学家是说，越能够触动你焦虑的事情，感到焦虑的事情，你的笑的声音越大。 嗯，那另外一个越隐秘越吸引的事情哈，越的容易笑出来。那我觉得男女的性这个事情啊，完全符合了焦虑啊，就像子东刚说焦虑啊，子东刚说，哎，还好抓到他没抓到我哈，嗯，因为性这种事情啊，每个人都觉得说，哎，我可能一辈子没机会碰到这个贪污什么几千万几百万几个亿啊，可是男女关系可能有人过来诱惑你，那是可能的哈，你容易会焦虑哈。 然后，另外很隐秘嘛，很隐秘的事情我们不能想象的。然然后公开来讨论隐秘的丑事。 我们就觉得好玩，像我从小可能有点心理变态吧。我最记得小学哈上课中国历史课本老师教嘛，什么孙中山怎么样讲蒋介石怎么样，那些伟人，华盛顿哈，其他同学的讨论，他说想象那些伟人做什么丰功伟业的时候的事情，我就想象他们怎么样跟太太行房啊，我想象不了孙中山怎么样怎么上床呢？在床上面的表情是什么呢？啊，掌宋美龄在床上是怎么样的反？ 孙中山三个太太，一个妾，还有好多情人，这个一般我们不大多讲的。嗯，我们只讲他跟宋庆龄这一段。嗯，那呃，你讲的那个，对我是第一个得到性的知识的时候，通过一本计划生育的小册子，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毛主席也这样吗？ <laughs> 做的第一一瞬间，这样啊？哎哎，同好同好，不 <laughs> 不是，就是就是啊！看来啊，这里边有一种这个共同，嗯，是吧？是就是集体无意识呢，还是共同？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哎，一说起这事儿就觉得，哦，你知道吗？这是一件都舒服的事儿，就是都有体验，可是都彼此不知道，可是都彼此又知道，你知道吗？他会有那么一种释放感呢，还是一种共谋，就是。 哎，这就是共谋，共谋虏哦，这事儿，而且谁都知道这种欲望之不可抵御，之难以抵御。 哦，他犯上了，你看是不是有那么一种劲？不是他犯上了，他被发现了。 <laughs> 好好好，咱们今天就不咱不说了，这这无干的啊。咱们今天要说的是姚明被发现了，姚明姚明早就被发现了。姚明现在就盛传呐，是不是要退？我老实讲我对这个篮球 NBA 啊，我可完全是外行。徐老师是专家，也不是专家，我只是爱好看。但是现在请你看一段。 奥尼尔听说是姚明当年的这个对手。嗯。奥尼尔是不是已经退隐了？已经退了。然后奥尼尔呢，向姚明发出一段召唤，你可以看看这个视频。姚明，你好，brother，it's your good friend Shaq。We're gonna miss you, bro. You one of greatest players ever to come out of China. y One u of greatest players, period. I'm gonna miss you, brother. Enjoy retirement. Let's go on vacation, bro. Me and you. 哎， <laughs> 他的表情很好，哎，表情很有意思。他说他是姚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那真是这个井底之蛙，他只以为的打篮球的才是最伟大的。我跟你讲，中国做过一个调查，在李娜拿法网以后，网上做过调查，就是认问李娜这个拿法网是就中国体育新中国吧哈，体育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或最伟大的运动员有一个投票的，有个投票的呃。 我我有一点是看不懂的，李娜是评评的很高，但是第二位，姚明是排在第四、第五位，嗯，还有刘翔。我想不通的一条就是，呃，奥运会我们中中国金牌拿第一，居然没排在第一位。但你能猜到排在第一位是什么吗？就最最伟大的运动员吗？对，就是在中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体育事件。这当然也是也是也是也是牵涉到乒乓球吧。中国团呀。 荣国团，哎，对对对，没错，所以这是我我觉得这个网易网络的名义很正确， <laughs> 真的很对。就是说，如果说是最重要的体育事件，那那是中国人第一次拿世界冠军，嗯，就是四九年以后第一次。所以奥尼尔，哎呀，奥尼尔就晓得打篮球。这子东他奥奥尼尔那个伟大这个字啊，美国人嘛，美国人说什么都是那个形容词，夸张的不得了，伟大。我就记得在美国跟我老师啊走在路上。 美国人也路上我们大学区很也很多流浪汉哈，就过来跟你要个零钱给他哈，那我老师掏个零钱给他，也说啊他，r e great job， <laughs> 这里做的很伟大的事情， <laughs> 没事，我就愣是愣住了。主要是他后面下了个定语，他说的 <laughs> history，我跟许贵人打交道有限的经验哈，我有一句粗话。 就美国人夸人就跟放屁一样， <laughs> 就是哎呀，你都不能听他的那个玩意儿，他就是就是在干什么，我就觉得啊，他们好像但是是他们叫正面能量，对，喜欢，很很很积极积极呃积极了不起，对吧？那那文涛能够倒过来说吗？那中国人放屁就算夸人一样， <laughs> 文涛往往有这种感觉。毛主席毛主席写这个不需放这个屁。 入这个词啊，是吧？什么土豆烧牛肉， <laughs> 不许放屁！哎，这就是骂人呐， <laughs> 骂苏修呢，骂苏修他放屁，是骂苏修。后来交响乐唱那个歌， <laughs> 不许放屁，就是哈几百个人一起唱。这个这个有禅宗的风采，你别说。来，咱再说说姚明，我这个事儿我我实在是不太通啊。嗯，他要退，他是 NBA 退啊，这个是什么？你们很失望吗？ 呃，早就知道了嘛， <laughs> 早就知道了，因为 <laughs> 他他受伤了， <laughs> 他受伤了就不能打了。前一阵美国甚至有人在发牢骚了，因为他签了五年的约，他只打了很短的时间，那个薪水很高，所以他我不知道这中间经济上是怎么安排，但是很早我就知道他要退了，他在 NBA 退，但是中国国家队呢还希望他继续帮中国国家队打，所以他并没有完全退出篮球。 哦，那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为什么他们让聊这个呢？说这是个特别热门，我这件事情很大， <laughs> 这件事情很大。那咱们广告之后再大，《锵锵三人行》 <laughs> 广告之后大。 <laughs> 哦，我我刚才匆忙学习了一下，我知道姚明要退了，这伟大意义了。这这家伙，好家伙，呃，一啊，巨额合同损失。 说美国商业周刊说姚明的身价高达十三亿美金啊，商业价值缩水是这个美国媒体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命题：姚明有多大是吧？How big 姚明 is 是吧？ <laughs> 然后第三，慈善效应减弱；第四，上海男篮难经营；然后呢？ 驻美记者恐被大批量召回，这影响我们的职业。 <laughs> 电视台收视率将直线滑坡，媒体无奈缩减报道规模。无线运营商短信投票锐减百分之九十啊！球迷没姚明不看球了。赞助商大规模撤离 NBA 市场，NBA 中国商业发展计划将受阻。 周边，姚明退役带来的蝴蝶效应和什么球鞋啊什么，好家伙，这一个人，这真可以称为伟大。就他单，所以这件事情不不单是一个，姚明是一个活着的功夫熊猫，哎，他是一个美国制造的中国形象。 嗯嗯，美国知道，他在美国的人的心目当中，他代表中国，就像功夫熊猫一样。对。但是在中国人其实知道，因为他是美国知道，他是 NBA 打出来，他所有的钱啊成就都在 NBA 里边。呃，有正面的人就觉得他在中美交流起的作用非常大，他使得美国人对的华人形象，他是美国 NBA 当中最突出、最引人注意的一个外国运动员。 成就最高的是诺维斯基，就这一次。诺维斯基不是 <laughs> 诺维斯基，是个德国人，哦，跟姚明一样，是一个 NBA <laughs> 的外援。但这次他帮小牛队拿到了总冠军。嗯，他本来姚明的火箭队从来没打好过。嗯，进入的那个初赛、季后赛也好，只进进不去好几次。进去的时候首轮就被打掉，只有一次跨过首轮。所以现在他们说。 单就篮球的成绩来说，他能不能进名人堂啊？那个奥尼尔刚刚进名人堂啊，都有争议。有人说姚明要是进去的话，是因为外交，因为其他的关系。嗯嗯。所以，但是姚明在美国的普通老百姓中，对提高中国人的形象，这个是功劳巨大。我有朋友去现场看过，他看完了以后，他真是呆掉了，就全场啊，都喊两个中国中国字啊。 要命！哎，对，叫要命啊！要命！他看了以后真是要命啊！嗯，要命！就是他的球技跟他的影响是不完全成正比的。那一方面是因为他这个这个这个新鲜，因为美国人特别喜欢说他们的文化很有包容性。对，就全世界精英都在这里。就是你看，你中国中国华人的形象以前在 China Town，你你看华人形象最好就是悠悠妈了。 嗯，以前就是这样在美国的姚明改变这个形象，幺幺骂又不一样啊。他一直在美国很久，可是你刚说姚明那个对于提高中国人在美国的形象哈，中间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姚明自己的努力，对，多么努力。我听一些年轻的中国学生说哈，他们觉得哎，我要把英文学好，姚明可以，我也可以，对不对？姚明刚去美国的时候，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啊。 然后连晚上可能交女朋友、 <laughs> 跟女朋友烛光晚晚餐，都要有一个翻译的人在旁边。他讲一句中文“我爱你”，旁边的人讲 “I love you” <laughs> <laughs> 来这样翻译哈。那后来过不了多久之后，他英文讲得非常好，讲非常好，那个美国音啊很准确，而且。 不仅是发音的问题，完全用美国人的幽默、美国人的语言来跟美国人交流玩美国人的游戏哈。那些中国年轻学生就是说，我要这样子哈你要来玩这个国际游戏，我这要付出啊。不仅是说大国崛起，你们要瞧得起我们中国，因为我们有钱。不仅是这样子，我要努力。我觉得姚明这个精神很好，而且我发现啊，这个关键还是会聊天儿，你知道吗？这个。 姚明他会聊天，你看李娜也是会聊天啊。就比如说让他当现在要当湖北的一个什么官了，哎，李娜很智慧，一说 <laughs> 说我只能管得住江山，就管她她老公是江山吗？ <laughs> 说我只能管得住江山？你看，我发现这个会聊天啊，在当今的社会里啊，就是属于超越你专业之外的你的另一种成功能力。以前中国篮男篮啊，也常有巨人。 穆铁柱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说长得很，但是呢，通常行动比较缓慢，而且不大会说话。姚明啊，话不多，幽默啊，人家那时候问他，美国人问他说，你最喜欢唱什么歌？嗯，姚明就是说。 美国的国歌， <laughs> 我要唱八十六遍每年， <laughs> 因为他比赛八十六场嘛。哦，每场之前要唱个国歌嘛。他他表面上在讲美国的好话，其实又在调侃他们。我是被迫唱的吧？比赛开始前就唱。哎哎，对啊。这这个幽默玩的美国人很会聊天啊，这多就是天。所以他现在姚明将来有潜力往娱乐界发展。嗯， <laughs> 啊，他最近我看达人秀，他做评委，而且他的形象也好。对。但是也有很多人批评他，国内的人。 批评了什么？批评他就是他代表这个这个 NBA 这个代表美国文化侵略中国啊！中国总有一批这个警惕比较高的人。那么实际上也是因为姚明，NBA 在中国打开了巨大的市场。 曾几何时，中国人一直盯追看 NBA，主要追看火箭队。嗯嗯，那火箭队他们把火箭队当做中国国家队。嗯，啊，完全的爱心，就哪怕姚明不在场上，火箭队的其他运动员，中国的老百姓都如数家珍。那现在，如果姚明一退役以后，NBA 在中国的市场就会巨大的萎缩。这个好坏价值评判不讲，这是个事实。因为中国人，所以现在美国的其他体育联盟。 都在紧急培养这样的中国形象。对啊，橄榄球啊，他们现在找了一个叫王凯，嗯，第一个中国人打进橄榄球，因为橄榄球老是看准中国这个事，因为欧洲人不理他嘛。没错，找了一个王凯，就他们在在在培养，他们希望能够让他到了一线以后，中国人因为爱国主义，照样又买他们。所以，所以有些那叫中国是个市场，可是我们再宽一点，不仅是中国，日本。 像足球啊，国际足球就不断这几年从日本从找足球明星加入国到英国到美国去比赛，还有韩国的足球明星哈，他们这个全球化策略哈，要把打开国际市场嘛，一直在做。所以其实中国人除了说这是代表美国的什么帝国主义入侵，你可以倒过来嘛，找几个美国人来打麻将嘛，训练他们哈，把中国的麻将文化。 <laughs> 反输出对不对？ <laughs> 你找几个美国的好看的俊男美女来训练他们，成为中国功夫高手，然后麻将高手也可以。美功夫高手啊，我倒想起啊，这个玩意儿真还是历史演进呐。你看美国人接不是美国人接受的中国人的这种形象，最开始就是 Bruce Lee 嘛，嗯，李小龙，李小龙。但是你看李小龙是什么？是冷峻的，嗯，但是这个身怀绝技，打起来一打就把你打趴下。 但是李小龙基本上是这种防卫、战斗、自卫、欺负我，是吧？我忍无可忍。但是你看那个时候他是这么一个形象。但是你看到今天呢？像姚明、像李娜是笑着的，哎，就开始开玩笑，是吧？他是这我虽然大。 但是很善良，那不就功夫熊猫嘛？哎，明白没？就是就是，美国人希望你是这么一个形象，这在潜意识里是，他也希望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嘛，嗯，体积也大，将来力量也大，所以他们潜意识里也希望你是这么一个很和善，但是他们又满足他们的心愿，因为这是我们制造的，对，这是靠我们的力量把你捧出来的，然后还把我们的脚踩碎， <laughs>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徐老师，你是上海人啊？你觉得姚明身上上海人的味道重不重？也有有吗？我我觉得他就是开玩笑啊，随和啊，就不忌讳讲钱啊。 等等，就是说姚明从来不忌讳，不是他从不做爱国腔啊，他不唱高调啊，他跟刘翔一样，就是比较比较实惠的那种，而且他很实际的回来支持上海篮球队啊，他现在有姚明基金会筹款啊等等，这我觉得这个是是挺，当然上海人并不个子都那么高啊，哎， <laughs> 我我想讲的是国际的这个体育界啊，虽然考虑中国市场现在越来越多。 包括英国的、欧洲的球赛，你可以看到简体字的广告都打在那里。对，他们都希望培养中国的球员，能够吸引中国人的关但是我想说的还是体育第一。就说你你踢不好，你踢不到这个份儿上，他还是没法应付的。他不能为了纯粹哦，为了你有个巨大的市场，我就硬把你个运动员塞到我曼联，塞到我阿森纳。嗯，这个还是做不到的。所以姚明。 归根结底还是有他的技术，有他的在 NBA 实力这个实力当中，因为因为否则的话，他 N NBA 里面外国球星多的是啊。 对？开始嗯，你讲没有讲到这国际体育，嗯，最近倒是有一个挫败哈，大家一定有注意到最近有个新闻嘛，英国有一队球队的老板是华人嘛，华人，香港人哈，然后最近呢泄露很多的案件里面，洗钱什么贪污诈骗等等案件涉嫌啊，现在在调查之中。 那就令那个英国垃圾蛮出名的球队马上陷入财困里面哈，嗯。所以在你假如最近看到他们国外的报道，就会讨论这个哎。 怎么办？当这当欧洲的越来越多的体育队伍都的老板都变成华人的时候，很不稳啊，很容易混作赌局， <laughs> 对，变成一个音乐一个的赌业了，体育业、 <laughs> 体育界变成赌博业哈，他会最近面临这样的比较一个风波跟。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足球界出现一个姚明。 那真要是中国有一个人在曼联踢成这个样子，真是比比比航空母舰还管用。最近我是看了点新闻，我才发现啊，过去就就我们外行说这个问题啊，说十几亿人找不出一个什么梅西来吗？对吧？我告诉你，现在才发现呢，踢足球的孩子啊越来越少了。其实我甚至有可能怀疑啊，足球将来会不会成为一种古典的运动？不会，因为现在这孩子啊，也确实都玩那个 iPad 电脑去了。 我现在觉得今天的孩子，我身边的朋友的小孩，动的确实越来越不动。没有足球场啊，是没有。每每你知道那个足球场都发展房产去了，每个城市都在追击 GDP 啊。没错，日呃德国哈，这次虽然女足世界杯他们东道国虽然输了，可是德国注册的女子足球运动员三十万。 没错，中国中国的整个体育是走金牌策略，培养少数人冰壶啊，搞冷门呐。下面有有多少足球场？你去看看，现在高尔夫球场多过足球场。我跟你说，你去中国统计一下。我跟你说，你说香港。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香港都有这个饭后散步的地方，你在北京。